好，就呃，我想呃，请问一下，那个你们后续的那个那个那个行动啊，就是说那个礼拜天号召那个台湾人到那个凯道那边，其实你们的最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呢？呃，我们的诉求主要有四项哈，第一个是那个呃，我们要要求退回服贸协议，对，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希望能够呃，在国会尽快通过。 这个两岸协议的监督条例，对。那第三个部分是我们希望能够呃，在这个条例立法之前，呃，两岸之间呃不应该再签订或是呃这个进行任何的这个协谈判。嗯哼。对。那呃，甚至说没有在立立法之前，这个呃任何协议不应该经过这个国会的审议这样。嗯。对。那。

号召民众到那个凯道的话呢，整个运动的，发现我今天是到一个瓶颈啊，就是不能再 <coughs> 再不能再有一个新的进进展了。所以你号召那个台湾人到那个凯道去，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嗯，这主要是因为哈，我们发动的原因，并不是说这个运动到了一个瓶颈，嗯哼，而是说这个马政府一直迟迟不愿意给我们回应。 嗯，就是说，我们我们实际上已经等了十天了，在国会议场里面守了十天。嗯，那这十天以来，这个马总统给我们的诚意其实相当的不够。对，那一直等到这十天之后，我们会认为说，呃，应该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让马总统真正的见识到人民的这个声音，能够听取人民的声音，所以我们才呃发起了这个。

就是那个马英九那边是答应你们去那个总统府，跟你们在那个媒体那个直播的那个前提底下，跟你们这那那个对话。但是你们就说，他的诚意不够，所以你拒绝了，不跟他对话。原因在哪里呢？你又可可不可以讲一下，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你们才答应跟他对话呢？ 呃，我想我们原先哦，因为马总统呃，实际上是呃说他们有这个诚意要邀请我们到这个总统府内对话，那我们也开了一个记者会，公开的回应他们的这个邀约，我们也是以善意的方式回应，我们认为说，呃，不预设任何前提的情况底下，我们也可以跟他对话，没有问题。对，但是在我们记者会开完宣布完之后。 这个呃，国会里面的这个朝野协商的部分，就是这个政党协商的部分就停摆了。嗯，那我们很很遗憾的会认为说，这个其实是呃马马总统的两面手法，他一手呃要跟我们和谈，一手要跟我们对话，但是另外一手却是让这个朝野协商破裂，让朝野协商破局停摆。那这样的情况，实际上我们会认为。

公民宪政会议的部分，它其实是呃，我我们认为它其实是像是这个国事会议哦，就是它是类似国事会议这样的一个会议。那它基本上在所有的这个宪政议题，包含不管是两岸的，或者是经济的， <laughs> 或者是这个呃民主制度的，呃这些东西都可以谈。那对于应该讨论哪些议题呢？这些我们都还没有设限。 对，我们都是保持开放的，因为实际上台湾这几年面对到的议题非常的多，非常的广。那我我认为，呃，我们其实有必要呃召开一个让公民宪政会议来讨论这些众多的议题。那同时，也是因为这个马总统，其实在民意支持度已经非常的低了，那他的这个执政的对他的执政的正当性，其实也呃几乎丧失。哦，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认为说，呃，这个国这个。

公民宪政会议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啊，有人或者是香港那边啊，怎样看就是台湾那个运动啊，那个太阳花运动呢，分成两两派，一派就是温和派，一派就是激进派。你属于那个温和派那边啊，所以呢，就你坚持坚守在那个立法院里面啊，你觉得那个呃，守在那边呢，其实呃，再过一段时间呢，可能成果就会出来了等等，但是。 呃，你有没有会不会担心？就是说，你号召群众到那个凯道那边集会，可能会有一些激进派的学生或者是群众，比方说号召冲进总统府，好像那个我听说好多年前那个红山红山军倒扁运动啊，中间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哦。你有没有那个信心？有没有个能力去控制？ 那个激进的，那个群众这样子这个行动呢？嗯，呃，我想我们对我们的群众都要非常有信心哦，因为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群众里面，呃，或是这个运动的干部之间，并没有分所谓的这个激进派或温和派，对，那并没有这样子做区分。嗯，那我们所有的行动，其实呃，大家诉求、理念、目标都是一致的。嗯，对。那在这样的前提底下，总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呃运动的方法。

其实有外面有很多说法，啊，尤尤其是一些那个国民党的一些立委在那个大陆啊，我不不讲谁了啊，你你应该你懂的，你应该知道了，就说你们这个运动是那个民民党支持的，呃，是民进党策动的，你们是只是他们的棋子啊。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那个民民党根本没有在那个运动里面啊出很大的力，其实，在那个在坐在那边。 看，在这边观望，然后接收运动的成果，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你怎么评论外面对在野党在这个运动里面扮演的角色？你怎么看呢？我想，这整个运动很清楚，都是由这个学生发起的，这点是完全毋庸置疑的。嗯，因为在我们攻入国会的这个呃的这个当下民进党的这个委员他们都还不知道。嗯，所以。 其实实际上是我们进到国会以后，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委员他们才纷纷赶到现场来看学生。嗯，对。那所以很清楚的是说，这是一个由学生领导的运动。 那也是由各个公民团体大家发起的行动。那在这一点上面，我相信是没有所谓的这个这个所谓政党的领导或是政党在背后操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嗯嗯。那第二个是说，这个呃，在野党在这个运动里面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嗯，实际上，我觉得呃，这个运动里面，好，在野党他的确有提供一些帮助。嗯，这些帮助，例如说，像是我们在直接面对到警方的时候。 那这些在野党的委员的确有帮忙跟警方做协调，那我们要在国会自由的进出，也的确需要靠这个在野党的委员来帮忙。对，那我想在这一点上面，我对他们的努力我是完全肯定。对，那呃，至于说要说这个因为这样而我们是被这个在野党操控了体制的话，我想这个说法是完全没有办法说服人。那除非你能够呃有人能够来呃指证，指呃那个指证清楚说到底。 我们这场运动，呃，在哪一点上受到这个这个在野党的这个操控？嗯，对，不然这种说法，我们认为都实在是抹黑。对，那我们很清楚的是说，这场运动是由年轻人，台湾的年轻人正在领导这个国家。嗯，我们要提出来的问题很简单，第一个是针对两岸关系的这个反省，第二点是我们对这个代议政治的这个民主制度。

呃，是台湾的年轻人害怕竞争，害怕跟大陆竞争，嗯，所以呢，他你们才反对那个两岸的那个服贸协议，呃，是是不你你觉得你的看法、你的观察是不是这样子呢？ 呃，我想这个说法是完全是呃，没有任何的道理，也没有任何的根据啊。因为那个两岸服胞贸协议开放的这个项目，其实，在两岸之间是呃，算是一个不对等的协议。那我们都知道，竞争要在这个公平的前提底下，它才有意义。对，那说是说这个呃，我们是因为害怕竞争而不愿意接受这个服务贸易协议的话，那我们必须先问一个问题：是说这样子的开放？ 到底是不是一个对等的开放？嗯，这样的开放是不是一个国国与国关系之间的这个底下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个开放哦？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呃这样算是什么样的公平竞争？那这样子又算是什么样的这个呃公公平的协议？那我我相信，如果先厘清这一点的话，就不会有任何对于台湾的年轻人会说呃这个我们是害怕竞争，所以才不愿意开放这样的说法。嗯嗯。

明日台湾，台湾不能做第二个香港，你有看过啊？对吗？呃，有很多很多很多那个香港学生，包括那个香港人去台湾去支持你们，其实都是基于一种这样子一种，我觉得有一种悲情的一种感觉， <laughs> 就是说你们要你们要保留台湾现在今天的情况，千万不要沦落跟香港一样啊，有这样的一种一种慨叹哦。 哎，你觉得那个呃呃，对于香港啊，你香港去支持你们，你呃呃有什么感觉？可以给我们一些回应。香港人面对这个这样子这个问题，其实呃呃，那个抗争的手段呢，比你们那个温温和很多。你有什么看法？你可以做一些回应吗？呃，我我觉得香港的运动其实对我们来说启发其实也更大哈。 因为坦白说，我觉得香港的运动在很多地方是比台湾进步的，这这是很坦白的。对我，我觉得这一点，我对香港的这些呃社运团体、公民团体的朋友，我觉得我抱了高度的肯定。嗯，是吗？因为呃，对，因为台湾的说实在，呃，台湾要这么大规模的运动，其实呃相当少见。对，那但是在香港。 在香港，包含说像之前的这个呃呃这个呃反洗脑教反洗脑教育的这个运动，对反国国教，嗯，对对反国教，然后呃先前还有非常多的运动，都香港的民众都是呃大规模的上街支持，对对。那我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香港的这个团结度或公民的意识似乎是比较呃强韧的，对那。 呃，这一次有很多的香港朋友，他们纷纷跑到台湾来，那甚至发起了联署，在支持台湾。我觉得我们在台湾的朋友是完全，呃，只能只能够说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嗯，非常非常感谢。因为呃，我在进站到国会的第一天的时候，呃，这个香港专上学联的树辉，呃，陈树辉。 他就呃写了一个写了一个讯息给我，那呃里面告诉我们香港的朋友是如何支持我们，然后呃他们相当的呃呃支持我们这场行动，那也希望他们的呃这个些香港朋友都能够与我们同在这样。那我觉得相当的温暖，就是说香港的朋友他们大力的支持，甚至说昨天有这个呃香港的城市大学跟中文大学的的学生，他们就搭着飞机。

誒人嘅支持咧，对呢个运动支持也非常之感谢嘅。最后一个问题啦，啊啊，飛凡嗯，好好，就是那个誒，你在在那个今天那个记者会讲啊，就是礼礼拜天三点钟开始，没有结束的时间嗯，结束的时间就是马政府低头的时间嗯，对吗？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坐在那边一直到你们的四个诉求。 马英九政府出来答应了，你们才离开，对，是不是这样子？对呃，我我想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我我们那天是一点钟开始，下午一点钟，嗯，对。那一点钟开始之后，我们在凯道的活动会在这个七点结束，但是七点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会希望大家能够回到立法院的周遭，因为在立法院的现场，呃，我们还是会有活动持续的进行，就从七点之后。 这个现场就会移到这个立法院，那我们就是对，我们就会持续在这个立法院里面，呃，持续的静坐展开抗争。对，那我们有我全程都是用这个非暴力抗争的这个原则哦，就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比较激烈的行动。对，但是这是我们在那边强调，就是说任何的有暴力的冲突的话，我们都会予以制止。对，你你不效法像那个倒扁运动一样，就是。 坐在那个凯道那边长时间不走，会不会这样子呢？呃，基本上我们就看马总统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因为呃，说实在，我们也说的很清楚了，就是一个民意只有九趴的这个呃政府。 他面对到这个，大多数大概超过六成的民意都是认为应该要这个退回服贸协议的这个六趴以上的民意，嗯，那一个九趴对六趴这样的比例，我们认为真正应该思考退场机制的是马政府，嗯，对，所以抗争就是会持续下去。那只希望说马政府有一天能够有一变得公平这样，嗯，对，好，好，我们就谈到这里啦。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